第三十六集，林和熙先是问了那几个中学生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树枝间的球上，没有人察觉到任何异常。他又去问下棋的老人和带孩子的家长，被问到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动静。他又仔细回忆一遍，确认过自己打的是死结以后，开始怀疑有人偷偷牵走了狗。只是在整个过程里。 他都没有听到狗的叫声，牵狗的人或许是熟人，或许是有备而来。与油虫熟识的人没有必要这样做，后者的可能性更高。当然，也不能排除是阿拉斯加自己咬开了绳结。林和熙抬头环顾四周，并没有在附近发现任何摄像头的踪影，眼中情绪又沉了几分。 打球的中学生们主动提出帮他找狗。学生们往学校里的方向走，林和熙沿着来时的路往城南小区去。众人在情人坡分头散开，顶着高温和烈日快步往回走。路上看见很多相同品种和身形相仿的大狗时，他都会下意识的放缓脚步，多看两眼。却没有一只是他想要找的。汗意很快就浸透后背。 额头上也微微湿润，心中的焦灼感不减反增。抱着剩下的那点侥幸心理，林和西先在小区楼下仔细找了一圈，然后才乘电梯到油虫住的十八楼。电梯打开以后，期待中阿拉斯加老老实实蹲在油虫家门外的画面并没有出现，林和西又掉头去了自己住的十七层，狗也不在自己的家门口。 担心阿拉斯加自己回来不会坐电梯，林和西又从十七楼走楼梯下到底层，然而依旧是一无所获。天气热的时候剧烈运动，体力消耗的异常快。林和西从阴凉的楼道里走出来，停在原地，平复粗重的呼吸，意识到单凭自己这件事情已经无法解决，他拿出手机给油虫打电话。 等待电话应答的短暂数秒内，林和熙觉得度日如年。他做好了被尤虫劈头盖脸骂一顿的准备，却没能料到，眼前的事实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糟糕。尤虫没有接电话，电话经过漫长的忙音被挂断以后，林和熙又尝试着打了两次，电话那头仍是无人应答。他不再浪费时间。 收起手机，面色沉重的朝小区外走。返回情人坡的路上，他又在周边的巷子或是街道里里外外找了好几遍。最后回到情人坡和其他人汇合，那些学生同样是一无所获。他们仍是打算继续帮忙找，林和熙低头扫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拒绝了他们的好意。几个学生离开以后。 林和西又沿着他们找过的那条路去学校里找了很久，期间他给尤虫打了几个电话，始终是无人接听的状态。林和西茫然而疲累的抬眸，心中焦虑而自责，却又不敢停下来休息，即便他心知肚明，自己只是在进行漫无目的的寻找。狗是宁南叫人牵走的。 林和熙替人取树上的羽毛球时，宁南也在情人坡旁。因为林和熙的从中作梗，他已经和新交的女朋友分手。偶尔回想起那天在餐厅卫生间外听到的话，心头始终憋着一口恶气。本想是借由别人的名义约他出来吃饭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不想短信发出去以后却石沉大海。宁南怒不可遏。 隔天就带人打算找上门去，意外在小区楼下撞见林和西遛狗，他又不动声色的离开，把主意打到了那条狗身上。阿拉斯加的嘴巴上戴着防咬防叫的口罩，牵狗的两人回到宁南身边，把狗绳交到他手中。宁南接过狗绳，眼前仿佛浮现出林和西满脸焦急的模样，他冷笑一声，强行拽着狗绳。 转身就朝学校的方向走。他们特地挑了七拐八绕和有树木建筑做掩护的小路走，很快就消失在情人坡后。然而几人皆没有料到的是，他们把狗带走以后，却在学校里遇上了周轩和杨卷。本是宿舍三人从学校外回来，中途赵杜有事离开，就只剩下他们两人。杨卷侧过脸来。 主动提起还衣服给油虫的事，话音未落，就见明南几人牵着一只狗从对面人行道上走过。牵狗的人要往前走，狗却不怎么配合。杨卷不由得多看了两眼，而后露出轻微疑惑的模样来。哎，油虫养的狗是阿拉斯加吗？不明白话题怎么就从衣服跳到狗。周轩心不在焉的答：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 杨娟已经停下脚步，视线还远远的定在对面人行道没动，面上的疑惑更深。我怎么觉得那只狗有点像油虫养的阿拉斯加呀？周轩满脸好笑，循着他的目光转过头去。嗯，哎，怎么可能？油虫明天才回学校，那只狗应该已经被他带回家了。一句话未完，周轩骤然止住声音。 看向路对面，缓缓眯起眼睛来。确实有点像尤冲养的那只狗啊。周轩视线上移，看清牵狗的人是宁南时，心中也不免生出一丝怀疑来。不怪他多心，撇开对方令人厌恶的私生子身份不谈，宁南确实也不是什么善茬。两人当即横穿过马路，朝宁南和对方手里牵的那只狗走去。 林和西出门前给阿拉斯加挂上的狗牌还在，两人认出那块熟悉的狗牌，拦下宁南不让他走。对于狗的主人是油虫这件事始料未及，然而没了林和西做挡箭牌，宁南不敢明目张胆地惹周轩不快，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，忍气吞声地将狗还给对方。阿拉斯加认识周轩和杨卷，乖乖跟着两人走了。 周轩拿出手机给尤冲打电话，却没有人接。他索性让杨卷先把狗带回宿舍里。看到手机上的未接来电时，天色已经接近傍晚。尤冲刚从泳池里上来，下去游泳以前，手机被他顺手扔在泳池旁的躺椅里。早上打开的静音模式忘了关掉，直接导致他错过了林和熙和周轩的电话。 路过躺椅时，余光扫见椅子里手机上不停闪烁的呼吸灯，他弯腰拿起手机解锁打开，署名为周轩的未接来电只有一个，林和熙打来的电话有近十个。略过上方周轩的名字，猜到林和熙打来电话大概是因为狗的事情，尤崇率先回拨给林和熙，耳朵里却传来对方手机已经关机的提示音。 尤冲忍不住拧了拧眉，他挂掉电话，转而打给周轩。周轩的手机倒是没有关机，电话接通以后，对方说的话却有些没头没尾。“哎，宁南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尤冲反问。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周轩轻啧一声，“你的狗被宁南牵走了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尤虫不明所以的皱眉。 你确定那是我的狗？周轩口吻好笑，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呀？他脖子上挂的狗牌还是你去年买的那块？听闻对方这样说，再结合来自林和西的那些未接来电，零零碎碎的细节拼凑在一起，整件事逐渐清晰明了起来。尤虫问：“狗在谁那里？”周轩道：“被杨卷带回宿舍里了。” 尤崇顿了顿，又要开口说什么，话已经到嘴边，却像是猛然想起来什么般，他嗓音微沉：“林和熙呢？”林和熙？不明所以的人成了周轩。什么林和熙？我说的是宁南。尤虫眉头皱得更紧。你没联系他？像是听到什么可笑的事情，周轩直接笑出声来。 我没事联系他干嘛？再说了，我也没他联系方式。啊。回答他的是邮虫挂掉的电话。